锵锵三人行，那天刚说这个马先生哈，这个跟着中央台寻根，还是中央台跟着马先生寻根去了哈，找自己的这个山东这个祖宗哈。我突然一下我就想起这个海峡两岸是吧？哎，这事儿要是台湾办一个这个节目，那他们能找的更曲折。对，那都全上大陆来了，而且山东的特别多。对，你注意到没有？台北啊，山东人很多，对，都还说胶东话呢。呃，对对，当年是当年国军嘛，国军。 啊，还不光是国军，山东有一整个学校，我看过一个这个纪录片，整个全校师生啊，就跟着到重庆，到西南，最后全到了呃这个台北。走的时候，妈妈都以为孩子过几天就回来，但是这一去再也没有回头。哎，这山东到底怎么回事啊？我前一阵看到一个统计，十八大的时候，他们把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就全国这个几千人呐。 那个参加的所有的这个代表做了一个统计，嗯，山东人多是吧？山东人最多，对，广东的中央委员一个都没有，就广东籍的一个都没有，就凤凰台做的山东数量最多，没错，啥道理啊？啥道理？这个很简单，第一呢，山东本身是人口大省，大人本身就多，嗯啊。那人家河南也是大省。呃，对。第二呢，就是山东的他那个特别注重教育，山东的这个，因为你想孔孟都是山东人啊，所以山东人那个。 也不至于广东人那么不重视教育。不不不不，我跟你说数据啊，咱们说数据，你不信？你看，你到公安局看他抓那小姐里，山东人最少。哎，山东人不出来当小姐的，是吗？嗯、他有文化，他有不光有文化，他有悟道， <laughs> 对他还有遗留。 对，他有这个文化残留，都是好媳妇儿，因为他不一定都是好媳妇儿， <laughs> 就是因为他的文化氛围是这样，他觉得这是一个天大的耻辱，你知道吗？对对啊，所以你看他那个，能说哪个省最多的吗？ 呃，这那也不好说， <laughs> 那是咱没有统计，都知道。 <laughs> 对，那那不好说，但是但是哪个山东省少是有名的，就是没。你像巩俐，山也是山东的。 <laughs> 不是，咱说的，您您这您这您这拐弯拐的太太急，您这掉头拐弯，这听不懂了。吓我一跳！对对对，林青霞，林青霞，山东的；邓丽君，山东的。这个山东人，他对他跟文其实跟人没关，是跟文化有关，因为那个地方呢，确实是因为。 呃，你想孔孟的文化都是发源呀，齐鲁大地，对，齐鲁大地，你知道这个现在很不一样，齐很发达，鲁很呃，还有对，还还有一个就是山东人呢，他你看军方山东人也多，军方就山东人他还是就是，你国民党也是军方山东人也多，就是他比较义义义气，是，好了你们山东歌颂完了没有？歌颂完了，歌颂完了不是不是，不是不是，咱两边都得说，山东人有个问题啊，就是他的这个鲁。 <laughs> 鲁特鲁，你知道我在山东，这不是我说的，一个山东的警察跟我说，说是这个闯红灯的山东最多。 就是他跟山东人的脾气有关，他这个这个一开车呀，藏家就没有刹闸的。 <laughs> 就是我就记得有一次，就是我在山东一个什么演出，这个山东人这个脾气啊，开着车接我，因为有点急嘛，藏到这刹住车的时候，他这个车轮子已经骑到那个剧场的台阶上了。对，这这就有点急急脾气。我我也有这感受。我在山东讲课的时候啊，那人拥进来就吓人，就开始就恐惧了，然后那门。 把手都演了，那人都都拼了命的，就很吓人。对，对，说明你受欢迎。不是跟那个没关系， <laughs> 别处也受欢迎，但是人都很很很礼貌。对对对当然什么人都有啊，什么人都有。山东最近也出了个强奸老太太的，马先生也调查了一下，那河南的哦，那不是山东 <laughs> 的，河南的，河南的，河南的。对，专门强奸从七十五岁以上到九十三岁的，呃，九十五岁最高，七十三岁最低。 几十个、几十次被抓住了，刚抓住，这是河南的是吧？这是河南的，河南一个很很穷的一个县。嗯嗯，这跟省份没关系，没关系，跟省份没关系。人渣就是人渣，人渣在哪里都一样，对吧？这个， <laughs> 德国也有吃人肉的，没错美国也有变态分子。哎，但是你看，正是因为有些时候一些少数行为啊，确实就会给另一个地方的人呢。 造成一个整体印象，刻板印象，这个很有意思。你看，咱就不是说的，你说，比如说，在香某些香港人对某些大陆人的看法，现在甚至于就是某些台湾人对某些大陆人的看法。这几天出来一个新闻，我才才知道，台湾有个医生啊，叫柯文哲，嗯，这柯文哲现在从政，他要当这个政客，据说他是什么超越蓝绿啊，实际大概还是偏绿的那一头吧。就是他说了一句名言，又引发大陆网友的这个争议。 他说什么？他不是要参选吗？日前啊，他曾经在媒体面前脱口说一句：“说当超过百分之九十九的大陆人上厕所会关门的时候，就可以来谈统一。”他这话说的有点挑衅，有点挑衅。对，你对这话怎么看？我我首先我觉得什么叫百分之九十九关门？我在大陆上厕所，我什么时候都是关门的，不是我，我到哪儿我也没见过谁敞着门上。 厕所呀，可能他可能碰见过的是，就是，呃，极端的例子，对不对？我觉得现在大陆人上厕所关门这个事儿已经变成很简单的一个事儿了，所以我觉得百分之九十九这个数字他又提的很高，对不对？那意思就是说，大陆的人的每个人的修养都要达到他的满意，他这意思，比如说往少了说，你有大陆人感觉你有个百分之十、百分之二十，嗯，上厕所不关门。 嗯啊，我是不关门啊，但我是在我自己家里上厕所不关门。 <laughs> 不是他这个，我觉得，我觉得这种政治表达呢，因为你作为议员啊，不是普通人来说，议议员去说这个话呢，就是说的有点有点过分，不像个不像个政治家说的。但是可能台湾的政治家就这个态度啊，因为我看台湾有些人说话都是非常过过激的，有时候我听那个电视里那个竞选直播的，候，是声音互相盖着，听都听不清楚。 啊，拼命的表达他的民主，对吧？正因为他在台湾搞政治，所以他才会这样说话。他这个话呢，其实就是为了迎合整个台湾岛里面的这种情绪。嗯，就是说简单一点的话呢，就是反中”的这种情绪。就是看不上大陆人。这个是很有，他们原来呢，这个这个反中的这个就非中国化嘛，就呃那个那个陈水扁那个时候用出来的。原来的一个基本的说法呢，就是他这个制度不民主。 你你是一个是一个专制制度不民主，那么或者是你是一个非常贫穷的地方，那现在呢，它主要的焦点就是弄在一些就是说你是不文明礼貌，啊，就是说你们是一个，总之是你们这一类人不跟我们是不一样，这个不仅在台湾，在香港也有这个思潮，这个有有这么一个思潮，就是觉得呃他们叫中国人，或者是香港叫强国人。 总之呢，强国人跟我们是两种人。是是是，现在香港人管他们强国人，强国你们强国，你们强国。这个，我我我在地铁上也有看到，呃，我呃就是西方人，在那里喝东西。嗯。那么照理说这是不可以的，但是全车没有一个人去跟他说你不能在那里喝东西。嗯。但反过来，你要是正好是一个。 内地游客，啊，强国游客，在那里喝东西，上可能就会有人跑出来，或者是说，或者是拿手机来给你拍一下。这个就是把个别的，其实到处都存在的一些不文明的现象，跟一一个地区的人挂上钩。这个其实，呃呃，也不是说内地也有。 你比方他们看到香港人有一些行为，其实内地也有崇洋媚外或诸如此类，但是你就给他贴个标签，什么狗啊之类的，这种都是把一些个别的现象跟一个族群贴上签，其实这个是非常危险、非常不好的事情。对，尤其尤其就反正这个消息我看了以后，我第一感觉就是非常挑衅的，就是一一种语言方式嘛。 对吧？你首先你是从一个最基础的，比如厕所，厕所是人类文明行为中最下限的一个保证，对不对？从这个地方呢开始攻击你，好像显得很有力量，对对吧？觉得你的人的连个基本的这个上厕所关门的这样的修养都没有，上厕所不不关门，有的厕所不需要关门， <laughs> 机场的机场的厕所都不需要关门，他就没门，他就去了拐弯进去就完了嘛， <laughs> 对不对？啊，那怎么关门？对吧？呃，不文明，我觉得不文明现象，这个就是作为一个这个。 族群来说吧，我们确实有自我检讨的地方，这个必须得说哈。我们有时候也烦，啊，你在飞机上，你比如在汽车上吵吵吵吵，哎呀，好我，这前两天坐一高铁，我这前面俩女的从头到尾谈五个小时的这个电话，跟人家谈谈大买卖都听不到，这什么买卖非得在高铁上那么大声？因为高铁本身嗡嗡声大，就吵得你们很烦啊。我就你又没法去制止他，你要敢制止他，你可能就巨大的冲突，因为因为他他只是违反。 功德而不违反法律，对，你制止他有可能涉及到你违反法律，你凭什么来支持我呀？你管你什么事啊？你对你，你吵吵，你可以自个儿包车去，一句话就给你顶回来，对吧？没错，我有一次在深圳那个看电影吧。 背后俩大婶儿，就聊个没完。我说了一句，我说能不能别说话？结果整个电影后半场，他们俩就在后边骂我。 <laughs> 你也没办法， <laughs> 怎么办？就要付出代价。对对对， <laughs> 维护社会公德，你要付出代价。对对。所以那次张艺谋的电影，我评价很不好。看的这儿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这个马先生，我觉得说的是比较全面的，就是这个吧。一方面，像有些个台湾人、香港人呢。 有点讨厌，他是故意的，你知道吗？就是，而且呢，他为哗众取宠嘛。他他他是哗哗众取宠，呃，但是呢，从另一方面，从咱们这个自我检讨这方面，你比方说，他要不说上厕所的事儿，他说你们在博物馆里能小声点吗？这个话就好听多了，好听的多，但是也是恰到恰到要害的。呃，也恰，我就觉得就是，咱也不说别人对咱们的印象。 他自己，我就从他那儿想啊，我觉得咱们这个有些个少数的吧，这个大陆的朋友啊，是不是有点没羞没臊？我而且我喜欢研究人类学，就说这个物种不是 <laughs> 说这个族群，他为什么？你比如说那天，呃，我这个坐飞机啊。 好像我我坐的是商务舱啊，那么总共就那么五六个人，我不明白一个人看上去像是个老板，像是个 CEO，因为北京这边的航路不通，就等了几个小时。那么你拿个手机，哎，对，我要是在跟人说话呀，咱们是隐私嘛，不是咱们公司这点事儿，你们怎么怎么准备？我得小声说话，怕旁边人听见。他为什么那么高兴呢？哎，王总啊，我觉得这得开个会。 呃，这次会上，我认为啊，我们必须得把这个人炒掉。这个事情啊，我们不能随便放过去啊。如果不能加强管理，我们这个公司以后还怎么办？他说了足有俩钟头，在飞机对。我说你这个人是个，我认为是个精神病人，疯了，你完全意识不到周围人在听嘛。对。这而你这些要要让别人听到吗？我在我在香港地铁上见过一个人啊，大家都在坐地铁，很安静嘛。嗯。他有一个怪声音咕噜。 正在玩一个游戏，你知道吧？这个这个咕噜声，旁边的人都都开始搞不清楚这是哪里来的声音。后来大家才搞清楚，这个声音是从哪。旁边有有个有个欧洲人嘛，在旁边就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呢，当时就犹豫了，我要不要过去跟他说？的确很难过，很难过啊，就是说咕。哎呦，你的抗打击能力太差了， <laughs> 就这样很难过。后来吧，我就是是一个内地的这个这个乘客。 后来我忍住了，我心想，一说了以后他还不高兴，我也不高兴。人家玩个游戏机没这个权利。啊。下车的时候还好没说，他朋友，哎，徐老师啊，经常看你节目。”哎呀，我吓得还好没跟他说， <laughs> 要不然还吵架呢。但是我注意到，我这次去去北美啊，我就注意到。 在美国，你坐飞机啊，公共场合真没这样的情况，没有，对，大家就是很安静。飞机上那些人，有的做生意，有的是家庭的人，你飞机等也好，开也好，所有人都安安静静。我觉得这是一个习惯吧，慢慢就会改变吧，给给，因为一代吧，因为中国人坐飞机、开车走分车道都没有多少年的事情啊，是不是？慢慢就台湾、香港也是稍微早一些年而已嘛。 对不对？不，是，反正你觉得是是不是需要一代人？呃，可能就是这一套现代文明的秩序。中国人有一点概念，就是他影响别人，他不，他不在意，他不在意啊。你其他，你像欧洲、欧美国家，包括日本啊，他影响别人，他自己很不舒服，他先自个儿不舒服，没错啊，对吧？我们自己呢，你们是个家庭概念。对你，你，你别看台湾，台湾老是觉得大陆不够文明，他文明啊，你，你，你看那个前些日子占领他那个所谓的政府立法会是吧？那我就很奇怪哈。 你们是喜欢一个民主是吧？你喜你喜欢的是民主的过程，而不喜欢民主的结果。你喜欢民主，那就要承认民主的结果。那民主结果是选出来的，您在里头吃喝拉撒睡一待待那么长时间，对吧？那我就觉得您这也不够文明，嗯，对不对？但是他得到很多民众的民意支持。对，后来就去了一次台湾嘛，就是我问他们对这个事情怎么看，很多人都都是同情的。 对，所以所以他才会出现这个结果，对不对？为什么刚才讲那个政客会说这个厕所不关门的事情？就是因为他说这样的话，很多人会赞成。啊，对，前一段时间就是那个台湾不还有一个人做节目，就说大陆人吃不起茶鸡蛋，然后给气给这个大大陆很多人气的，就是有一老板煮了十万个茶鸡蛋，然后茶叶蛋茶呃这个这个这个茶叶蛋，然后呢。 这个呃非常恶俗的套上一个自个儿的房地产广告 <laughs> 派发去， <laughs> 派发茶叶。但但反过来，我们也可以这样说：这一类的新闻，这一类的小杂音，在大陆的传媒引起很大的这个反应，也说明内地民众现在的心态的变化。嗯，就是以前我们常常看到香港、台湾他们的法治社会以及的一套社会文明，我们是比较羡慕、追求的。现在呢，心态有点变了。 就是我们也有钱了，说你还凭，特别是你还来说我穷，心里很不高兴。这个民意的民心的这种微妙的变化，最近香港在酝酿的战中啊，嗯，跟两面民众这个情绪啊，反正我作为旁观，我以为我自己是旁观，我觉得挺危险，弄不好会出事情。这个我跟你讲，它里边有一个关键的地方，就是媒体社会，嗯，媒体社会。 你就说香港这个战中，你知道我那天看了一天， <laughs> 我觉得真好玩儿。你你你知道吗？他不是你理解的几十年前的那种上街，嗯，不是。你知道啊，我看到的是什么呀？这个撬门呢，这就挤在一起啊。可是呢，无数个镜头夹杂其间，嗯，你知道，它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镜头组成的一个一个一个拥拥挤，就是警察也要摄像机，因为双方都要拍，你知道吗？ 警察一边在执法，跟那帮人推撞，旁边的警察就在拍。这边这个闹事儿的 <laughs> 也拿着手机在拍，更有那记者全在拍。倒了一个人，就哎看看看看看看看我倒了我倒了，哗哗就就拍。 <laughs> 你他完全的舞台感，你明白？表演就是你讲台湾的那个那个那个战争。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电视这回事儿，他们就未必去了。嗯，他们未必谁知道啊？谁知道啊？这因为有电视、有报纸、有镜头，他的这个行为。 会放大，放大，会放大，这就是在民主社会里啊！我就说那种少数派别，投票你投不赢，嗯，那你怎么办？你就只有利用媒体的这种东西啊，嗯，不光好像增加了你的声势，嗯，哎，造成了，然后说一些过激过头的话啊，来刺激你。他有时候希望刺激你成功，哎，你如果不理他，他也觉得没意思。 还还还有一些是职业的，根本就拿了钱来作秀的。那个香港那个冲击立法会，后来有报道说里边有人是假装示威者去砸那个门的，还比作戈林的国会纵火案。所以现在，但是这些事情虽然是有很多小的偶然的、私人的、不道德的或者是可悲的因素组成，但是它牵动了这个大局啊。 很叫人担心啊！你知道？对我我也有这感觉，就原来你比如最早去香港的时候啊，包括最早去台湾的时候呢，自己是战战兢兢的。为什么那时候去？第一去很辛苦，随着旅游团又从什么办个证件就不容易。对，费半天劲，就是早上我记得三四点就爬起来了，到中午以后才过关，过关都下午了，就很折腾。去了以后呢，那时候囊中羞涩，到哪儿都怕，生怕人把钱要多了，看哪儿什么东西都贵。那时候还。 战战兢兢，后来呢，突然就觉得，哎，有一天去的时候就觉得，起码花钱这事儿不是太哆嗦了，就是我可也知道这个香港那种地方，就是你能花就花，不能花就不花，不是好像非得强迫你去花，不花也没啊。那时候呢，就突然就有一种改善是什么呢？别人对你好了，为什么你能花钱？ 嗯，对吧？有一阵子，香港香港居民对大陆来的人很好啊。为什么？主要是好是好的，你因为能掏钱。那金店里，你都那那万头攒动，全是买黄金的啊。然后呢，各种什么的，就就不光是买名牌，名牌是这些年的事儿。就是煤老板起来以后，在名牌之前是什么乱七八糟都往回买，就卖不动，他当当地卖不动滞销的，跑这儿全卖回来了。那时候他对你很好，但这些日子过去了。 对吧？尤其你看现在的这个，现在杀都没地方塞了。哎，对对对，而且你现在发现吗？中国人的在那边消费开始理智了，这一理智就不好了，因为谁都喜欢不理智的消费者， <laughs> 谁喜欢理智的？你这是新的理解啊！ <laughs> <laughs> 原来香港人不高兴是因为我们花钱理智了。理智了，你知道啊？组那个香港旅行团，不花钱了，有资格审查，大学老师他不要。 啊，因为大学老师关进去以后太理智了，对他说的，所以咱们要让哪个国家人民讨厌我们花钱就理智一点。 <laughs>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不过我觉得啊，这个你看，好像咱们就都在讲大陆，嗯，那比如说很多人说起上海人，嗯，也没什么好话，嗯。 对，但是咱们就很正常，呃，可是你像台湾呢，或者在香港啊，其实世界上我觉得从大面来说呀，几乎没有哪个地区的人瞧得起另一个地区的人的。我认为他骨子里，他他骨子里，比如说英国人说起美国人，或者什么说起法法国人，哦，英国人说起法国人，这个真是 <laughs> 对，就就所以你就是说有一些真实的原因，历史、政治、经济，但是呢，本身你也永远不要盼望着。 有一天，台湾人或者香港人张开怀抱说：“你们太强国人民。”那不可能的，他们自个儿都不可能这样，对吧？但但政治家不能利用这个东西。对对对。 就刚才我们讲的，你政治家利用这个东西，而且是你做出的事情。我觉得是调政治不正确，对，不调政治不正确，挑起民怨，这民怨是挑起来的，本来没有，而且而且我觉得这些年有这个渲染，就尤其这一两年就渲染这个一个香港一个台湾，就渲染这个大陆和他们之间的这个关系。哎，你说这个渲染，我跟你说，渲染之下我已经看到变化，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天我跟一个香港的一个一位女士吧，就就发发生这个讨论。 他说呀，他说他现在明显感觉到啊，好像这香港的的士司机对他这个大陆人啊，就那么有一种瞧不起。比如说，哎，我说你怎么看出他这瞧不起？他说，你看我要从这个门下，他他就会说，哎，从那个门下了，从那个门下了，你们怎么能从这个门下？等等，哎，我就跟他讲，我在香港十八年了，香港也没有人认识我。 我怎么从来我没有一次感觉人跟人，我没觉得香港人瞧不起我。人人跟人的关系，我十八年了。还有还有一个就是，你强大你就不敏感，有人很脆弱。也可能是我不太敏感，不是不是，还不单是强大的问题。他们说人跟人，男女之间也一样，人跟人也一样。你觉得他恨，你就恨；你觉得他爱你就爱。哎，你心里装着一块冰，你看到的永远是冷的。 你心里是暖的，你看到就是暖的。同一件事情，我觉得你这个那个那个的士司机说的这句话，就是同样一句话说啊，你们不不上厕所不关门，这个如果是一个调侃开玩笑，你完全不必生气。就现在，所以我觉得这个概念，妇科讲的话语非常重要。凭什么就弄上强国人？凭什么就是现在叫陆客？大陆去读书的就叫陆生？ 我觉得这些这些名字都是造矛盾不好，对啊，现在都是现在是港人港客，我觉得这些东西啊，传媒在用这些东西的都重要，特别是官方的传媒。语言创造世界，对你你搞出这一套语言，你就在分裂这个，你你加深矛盾，加深这个，这说趋势，趋势很厉害。对我真是觉得好像我没觉得香港这么多年。